จริญสุขสดสดีที่หม่เดือนที่สองสองพันห้าพุทธศักราช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ห้าสิบสามวันที่สองวันนี้在座的 按照佛费、佛费来计算的话，今天是二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号。 我呢是昨天下午来到六组四的，嗯，昨天晚上睡得很香，嗯，来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回家一样，嗯，大家好像兄弟姐妹一样。

讲的法佛法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如果不能学法的话，那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学了。 我已经来过中国两次了。每次来到中国，啊，看到那么多啊对修行感兴趣的中国人，啊，觉得。 非常的心累，嗯，所以，嗯，我这个身体不太好，那么，啊，但是还是要来，啊，因为这边有太多的学员。 为什么说是啊，佛法僧带我来的呢？啊，因为佛有教我们啊，不管你啊，行住坐卧还是屈身 要需要有的是什么呢？是觉性。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觉性，你的手啊拿起来有觉性，你的手。 拿回来有决心。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带着决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那么整个全世界的人都像同一个人一样了。对，那龙龙，方嗯，这是有决心的人。如果你让自己陷入在迷失当中。

这个修行啊，毗婆舍那，毗婆舍那的修行啊，就是让悉达多王子变成了释迦牟尼佛。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ป็นวิชาที่ฝึกให้เป็นสอนตัวเองไม่ใช่วิชาเรียนรู้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รู้มากๆแล้ว 这个修行呢，不是让大家啊像上课啊像上大学一样去学习去研究的，不是。啊，是要让大家能真的会，真的会做，真的会看自己的身，会看自己的心。 这才是真的修行。至于学习，我们已经从小到大学了太多年了。มีสติไปในกายทุกคนก็มีกายทุกคนมีใจมีสติไปในกายให้กายไปจุ่มเอาสติ ให้สติไปต่อกับกายทำให้เป็นเมื่อมันหลงจากที่ให้กลับมา 让我们的身跟觉醒在一起，让我们的心也跟觉醒在一起。从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我们来好好的体悟一下，好好的亲自来验证一下。你看。 会发生什么？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ที่ตั้งกรรมคือ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ฐานคือที่ตั้งที่ตั้งแห่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เนี่ยเอาสติมันตั้งไว้ในกายนี่นี่คือกายคิดไปขึ้นรู้ยกไปขึ้นรู้สิบสี่รู้หนึ่งรู้สองรู้ตามที่ 翻手的时候，你要知道；手拿起来了，你要知道。那么，这十四个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讲十四个知道，大家明白什么叫十四个知道吗？啊，那么在两个动作之间有一个大概啊一秒钟的停，那么啊大家在动的时候要知道，停的时候也要清楚。 จนท่านอาจารย์มีสอน อยู่ที่วัดวัดท่านมีหลกสอน เวลานี้ก็มีคนปฏิบัตินั้นให้ทางทำไม่ได้ ต้องทำเอาเอง ไม่มีใครช่วยกันได้ ทุกคนต้องปฏิบัติเอาเอง มันหลงก็หลง จากตัวเรามันรู้ก็รู้จากตัวเรา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อย่าง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ปฏิบัติ 虽然，啊，我们两个出家人啊来到这里啊，但是我们只是只能讲给大家听，我们不可能代替在座的各位去体验体悟，只有你自己亲自努力的、精进的、认真的啊去用功，你才能。 明白其中的道理。ไม่จะมีหลงแน่นอนเราไม่อยากจะรู้จะกตัวมันจะหลงไปทางความคิดหลงไปทางความสุขความทุกข์นั่งนานๆอาจจะปวดจะว่อย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ว่อยทำให้เราหลงได้เพราะกลับมาเพราะอยากกลับมา มันหลงไป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ที่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 那么我们在世间呢，啊，每天有很多琐碎的事物，大家已经迷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么来到了寺院里面，啊，来到了东禅的晨曦的课程里面，那么大家一样，一上座就开始打妄想，一上座念头就啊滔滔不滔滔不绝的来了。

变聋变聋，变聋变聋，聋聋怎么变聋呢？得，万一聋聋变聋聋，啊，变聋变聋，那叫ปฏิบัติธรรม，给讲这事儿呢。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迷的人，一种是悟的人，就只有这两种人。那么，就像我们的手心和手背一样。 刚才老上做这个动作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把迷变成悟啊？这个是我们要修的东西。每一次念头来了，马上知道；每一次迷了，马上啊，觉性提起。这个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ติรู้ต่อเนื่องหนึ่งวันเจ็ดวัน มีอะไรสงเกิดขึ้นแหนึ่งเป็นพระนาคาหนึ่งสองเป็นพระหันน้เพียงพยายามตรนไลองดูตัวใครตัวเราเราจะไปเคลื่อน จะ จะไม่พาหลงคิดหลงทางถ้ามี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ถามพวกเราเราอยู่ที่นี่มั่นใจว่า ถ้าทำอย่างนี้ 来了，马上知道；啊，妄念来了，知道；啊，烦恼来了，马上知道。这是佛陀教我们的最直的、最近的一条路，没有比这个再近的、再直的路了。 那么，如果你不认真的啊，用功的去亲自的啊去体验一番的话，是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道理的。那么啊，我们七天，大家试一试，七天，你看啊，七天在你的整个身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啊，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那么刚刚开始练习动如禅的学员，一般都会有很多问题。那么我常常讲给大家听：没有问题，只有答案。 精进用功的修行当中，那么很多人念头一来了就被念头骗，每天坐在这儿，脑子里都是问题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那样啊？他为什么这样啊？我旁边的人为什么那样？啊？老师为什么那样？啊，刚才讲过了，没有问题，只有答案。通过你认真的去看你的身和你的心啊，你会。 找到答案的。หลวงพ่อก็ไม่ค่อยมีเสียงแต่หลวงพ่อก็ว่าเขาจะให้ให้ข้อคิดให้หลัก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รานะ วันน้อย ก็ค่อยๆฟังแล้ว ก็เอาไปกระทำดูัง长老，่呃。 之前，呃，是啊，胰腺癌癌症，啊，所以他老人家的这个啊舌头，舌头是硬的，啊，所以发音也是比较困难。然后这今天早上嗓子还哑，啊，刚才啊，他老人家说叫小尊者啊继续给大家讲，那。 小尊者又说：“啊，刚才其实长老已经啊把基本东西大体的啊概括的讲给大家听，重点也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大家能消化多少，还看自己的啊用功。” 要成为那，佛陀也是这样讲的啊！我们只是来告诉大家，只是来帮助大家，但是啊，我们不可能带你离苦啊！我说了一句话，你不一定能离苦，那你一定要亲自、亲身的、认真的去体验。 ทางที่จะทำสู่ความคนทุกข์ก็คือทา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หรือวิปัสนาเนี่ยสู่ทางคนทุกข์ที่ตกที่สุดที่รักที่สุด。佛陀告诉我们的离苦的方法就是修行毗婆舍那，修行毗婆舍那就是修观，只有修观才能让我。 真正的离苦。วิปัสสนาหรือว่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ก็คือการตามเห็นกายตามเห็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างเป็นจริงนะตอนนี้กาย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นแบบไหนนี่คือวิปัสสนา什么是毗婆舍那什么是啊修观呢就是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我们的身和心的实相。 那么，我们的这个身和我们的这个心，就是那本大藏经，就是所有的经典，因为所有的经典都是从啊西岛的王子释迦牟尼佛的身和心里面。 讲出来的。ปัญญา นะปัญญา ที่เขาศึกษาทางโลกเป็น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นะเป็นการปัญญา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เข้าใจสิ่งภายนอก แต่ปัญญาในทาง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คือการเข้าใจกาย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คือปัญญาของพุทธศาสนา那么我们啊从幼儿园啊一直到大学 硕士、博士，啊，我们学习物理、化学，学习很多各种各样的科目。可以说，所有的这些学位都是身外的。那么，只有佛陀啊，教我们的，是从我们的内心啊，来彻彻底底的研究一下。 到底什么是真理？การที่เราฝึกสติก็เปรียบเสมือน เราเป็นนักศึกษาคอยอ่านตำรานะฝึกสติดูกายฝึกสติดูใจก็เหมือนกับนักศึกษาที่คอยอ่านตำราก็จะเห็นก็จะเข้าใจเรื่องกายเรื่องใจ像我们啊每天带着觉性去看你的身和你的心的过程中 就等于是我们每天在学啊各种各样的啊数学呀、啊、物理呀、啊、化学啊，是同样的道理。嗯，แต่ในขณะที่ฝึกสตินะอาจจะเจออะไร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น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ง่วงก็ดี ความคิดฟุ้งซ่านทางบวกทางลบก็ดีนะก็แค่รู้มันก็เกิดขึ้นนะแต่จะไปอยู่กับมัน 那么从自身啊来探究人生的真理，这个学问呢，可不像你学数理化那么容易。所以修行人都清楚，修行的这条路啊不容易走。那么这条路上会出现各种各样，不管是美丽的还是不美丽的风景。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要理它。老和尚常常讲：好的都不要了，更不要说不好的。所以在我们这七天练习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大家都不要理他。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ข้าใจจุดหมายก่อนว่าไม่ใช่ปฏิบัติเพื่อ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งบนะแต่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พื่อให้รู้เนื้อรู้ตัว เพื่อให้เกิดปัญญาเข้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งคือจุดหมาย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我要跟大家讲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修行人啊都没搞清楚，修行都是希望想让自己能啊像一个枯木石头一样静静的待在那边，啊，这不是路，这不是真正的道。 这不会带我们离苦的，啊，真正离苦的路不是像枯木石头一样坐在那边，而是你如何能将你学的东西在你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啊自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离苦的啊，关键是在这里。 พ้นทุกข์นะส่วนใหญ่ก็ต้องการมีความสุขนะแต่การพ้นทุกข์การ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ขที่แท้จริงคิดเอาไม่ได้ต้องลงมือปฏิบัติกัน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啊快乐，每个人都希望啊能有那种啊清净，但是你知道真正的清净在哪里吗？啊，真正清净 在我们的觉性里，一个觉性圆满的人，他才是真正清净的啊。像枯木石头一样坐在那边啊，一他不清净啊，表面好像啊很安然，其实内心里面的妄想一大堆。那么，嗯，我们只有带着觉性。 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中，啊，都保持觉知，啊，这个才能真正的做到圆满。那那到到，如贪造业的我们，在ปฏิบัติไป，阿เจนะ，อยากรู้อยากเห็นอยากเป็นอยาก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น，รู้ทันตอบยาของเราไปปฏิบัติไปอาจจะอยากรู้อยากเห็นอยากเป็นอยาก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น，รู้ทันตอบยาก็จะวางมันก่อนนัดอย่าเพิ่งยา，รู้เพิ่งเพิ่งก็ต้องวางมัน。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就是刚才讲的，大家都希望很近、很亲近，谁也不要吵我啊！那种近而没有觉的东西，你要知道，你有这种愿望，你有这种欲望，你希望得到这个东西，它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所有的啊一些愿望和欲望啊，让我们很苦。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愿望，就是你这个欲望，那它就是带来离苦的一个最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会转。 要会用它。หรือมีความสงสัยเกิดขึ้นนะสงสัยปฏิบัติแบบนี้ก็จะรู้จะเห็นจะได้อะไรนะเออวางความสงสัยไปก่อนนะสงสัย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นะสงสัยแล้วก็วางไปก่อนลองกลับมาดูเนื้อดูตัวก่อนมันจะได้คำตอบของมันเอง那么这几天的过程中呢，啊，一举手，一投足。 你都保持决心，但是呢，啊，很正常的现象就是，一举手一投足的同时，你的妄念不停的飞奔过来，没关系，啊，从昨天就开始讲，大家放松，啊，来了不理他，回到当下的动作，来了不理他，回到当下的动作。 还有啊，很多人啊，一肚子的问题，问题来了也不理他，不管什么来了都不要理他。刚才长老讲过了，没有问题，只有答案。通过你不断的实践。 不断的亲自去体悟，你的答案会一一的出现的。เหมือนมีอาหารมาวางต่อหน้าเราอะหยิบจานหนึ่งนะเราจะคิดว่าอาหารนี้มันรสชาติเป็นยังไงจะอร่อยหรือไม่อร่อยคือให้คนอื่นมาบอกนะเราก็ไม่รู้ต่อเมื่อเราทานเองเราถึงจะรู้สึกว่าอ๋อมันเป็นรสชาติแบบนี้เองมันดีกว่าคนอื่นบอกดีกว่าคิดเอาเป็นของจริง 我们呢，从泰国呢，给大家啊带来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啊。那么这个饭菜香喷喷的摆在大家前面，啊，那你不吃一口，你不尝一口，你怎么知道它有多么好吃呢？

你只是啊，现在需要你去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看你的身，老老实实的看你的心，让你的身跟心都跟觉性在一起，啊，轻轻松松的觉知当下的每一个动作。